愿恩惠、怜悯、平安，从我们的父上帝，并主耶稣基督归你，阿门。今天的福音书经文是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。上个礼拜的是前面一段，十八章一到二十节。但是你们如果注意到，我上个礼拜的正道只谈一到十四节而已，关于小孩子，我没有谈最后一段十五到二十节。 那段开始的时候，耶稣就告诉门徒说：“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然后耶稣继续谈：如果他不听的话，一直不听，连整个教会他也不听。” 那么你们就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最后，耶稣说：“你们怎么看他，天上的父也会照样看他。”在今天的经文从第二十一节开始，耶稣的门徒彼得就回到耶稣原来跟他们讲的话，就是：“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，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” 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彼得现在就回应耶稣说：“第二十一节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”彼得这样讲，自己觉得他很慷慨，他愿意一直饶恕人家到了七次。哇，这不简单。但是耶稣。 呃，回答彼得的时候，就算是责备他。最近我们看耶稣常常责备彼得，对不对？耶稣回应他，他说：“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”那么这意思不是说你要饶恕人家四百九十次，到了第四百九十一次就不饶恕，不是这个意思。 意思乃是说，每次无论多少次，你都要饶恕人，当他向你承认他的罪。接下为了解释为什么我们应该这样做，耶稣就讲一个比喻，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王，完全免了一个他的仆人全部非常大的债，这债是。 大到这欠债的人在整个一生中根本没有办法还。王为了得回一点点的钱，他本来要把这个仆人还有他全家人都当作奴隶把他们卖了。但是当仆人求王怜悯他的时候，王非常惊讶地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完全免了。 他的债，那么这已经是非常奇怪的事，王会这样做。但是现在更奇怪的是这个，当这仆人出来之后，马上看到他欠他几块钱的一个同伴的时候，他就揪着他，掐住他的喉咙说：“你把所欠的还我。”虽然这同伴照样求仆人宽容他。 但是仆人反而不肯进去，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当王听到这个消息这件事的时候，他当然非常生气，对仆人说：“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，向我连续你吗？” 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，就是要到永远才会还，就没办法。最后耶稣结论说：“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”哇，这是非常严肃的律法。 但是你也要注意，上帝白白的给我们那超丰富的福音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，上帝完全免了我们本来要永远在地狱里面还不了的债。好，若回到彼得的问题，要多少次饶恕得罪我的弟兄？耶稣回答说：“每次都要做，因为上帝首先饶恕。” 你们了。我们现在要换到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，从创世纪第五十章，这段给我们一个关于饶恕弟兄的好例子。这例子其实有一点像耶稣所讲的比喻。这例子有个宰相，就是埃及的宰相约瑟，他非常惊讶的、奇怪的饶恕了他兄弟，就是他血肉的兄弟。 他们的罪，约瑟的兄弟们本来啊，把约瑟卖给一些商人，这些商人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，在那里他们又把他卖给人当做奴隶。后来约瑟也需要坐牢，坐牢啊，他在埃及前十几年是非常辛苦的，但是之后上帝给约瑟智慧，可以解释埃及王法老的梦。 法老因此就聘任约瑟为埃及的宰相，只有法老自己在他上面。那么，当约瑟的兄弟来到埃及为了买食物的时候，约瑟可以报复他们、处罚他们；但是，当他们承认他们的罪，约瑟完全饶恕了他们，也用他的权柄好好的照顾他们全家。 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，虽然约瑟已经饶恕了他的弟兄，但是当他们的父亲死的时候，他们还是很害怕，有可能约瑟现在就会给他们报复。但是约瑟就跟他们说：“这是第十九节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上帝呢？从前你的意思，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。” 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约瑟这个人真的很特别，像我们在就业中南查经班所谈到的。 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罪，圣经都记载了，非常清楚。他们好软弱，但是当我们看到约瑟的时候，他好像几乎没有什么罪。他这段经文也表现得非常好。怎么会这样子？我想，上帝在这段经文在圣经里面这样形容约瑟，主要是为了给我们预先稍微看到耶稣是怎么样的。 是很有意思的。约瑟跟他的弟兄说：“我岂能代替上帝呢？”他的意思是说：“我不能代替上帝，我不能代替上帝审判你们。”但是可以说，约瑟就是在代替上帝。这是因为，当上帝耶稣基督经验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，他是怎么做的呢？ 当他兄弟其他的犹太人不仅卖他，更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他的时候，耶稣是怎么做的呢？他向他的天父祷告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另外，在这约瑟的故事上，我们真的可以看到耶稣，因为就像约瑟的兄弟一样。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，他们的意思就是要害耶稣，但是上帝的意思原是非常好的，就是要保全许多人永恒的生命，包括你我的生命。上帝的计划就是他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，赐给我们永生。 好，我们如何可以多应用今天早上的这两段经文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？首先，这两段主要的信息就是上帝又奇妙又浩大的赦免，你也领受了这个赦免和宽恕。你或许不觉得你的罪是那么的严重。 像耶稣比喻里面欠债的仆人那么严重，你有可能觉得你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人，但是你就是太习惯跟别的人比较，你在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你即使比所有其他的人都好，你还是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你的行为、言语、思想都充满。 罪恶，你若觉得不是啊，你就是太骄傲，又根本不了解上帝的要求和他的标准，你就是应该永远在地狱里面受惩罚，就像那仆人最后要在监狱里面受苦到死为止，因为他根本还不了他的债。但是上帝爱你，宽恕你。 为你这位罪人的缘故，舍了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，这真是令人惊讶，这种太奇妙的爱。现在呢，你不要像比喻里面的那仆人那样做。我想，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曾经被别人伤害过，我们很难原谅他。 我们的心对他是非常硬的。你若没有这样的人的话，至少你应该有你所不喜欢甚至讨厌的人。每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你很不舒服，甚至你的火气开始大起来，你就是很难接受他。但是你这位领受上帝多么大的赦免和宽恕的人，你在干嘛？ 在干嘛？你这样的行为和态度实在太不合理了。耶稣今天很严肃地对你说：“你要悔改。你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”这是不容易做到，的。我们都是罪人。第一步就是重新承认你的罪。 向上帝承认，你很难做到。上帝的怜悯，每天早晨都是新的。今天早晨他的怜悯也是新的。如果耶稣教彼得没有限制地饶恕他的弟兄，你想上帝自己不会那样无限地饶恕你吗？他当然会。 今天，上帝不会啊！你们天赋，上帝不会撇下他所疼爱的儿女。你的罪赦免了，你不饶恕弟兄的罪，你不接纳姐妹的罪，都赦免了。上帝等一下会再一次的赦免你的罪，当你领受为你死，他独生爱子的身体宝血的时候。 你今天从那位宇宙的君王的面前除去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是得了释放而出去的，你的债全免了。阿门。上你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门。